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九十一集。红莲妖王这些年习惯了为所欲为，他在自己的地界上就是王，眼中没有道德也没有律法。如今被人这样挑衅，红莲妖王也怒了。 雷烈王见状不对，连忙阻止：“好了好了，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不愉快的话。我新得了一种酒，几位若是不嫌，随我去尝尝新酒。”红莲妖王是个目无王法的，林青霄也不是善茬，再让他们说下去，非得动手。雷烈王好端端的宴会，并不想毁在这两人手中。不必。林青霄冷冷启唇说：“我们另有要事。” 恕不奉陪。说完，他就拉着洛寒离开，全程没有看过云梦寒一眼。林青霄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，云梦寒心都冷了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，竟然鬼使神差地喊道：“二公子。”这个称呼已经不合时宜，可是，在场众人都知道云梦寒在喊谁。林青霄不得不停下，半侧着身子问：“何事？” 洛寒眯了眯眼，叶崇玉也露出明显的不悦之色。雷烈王大概没想到这种发展，当时也停住了。其余人围在周围，心照不宣地竖起耳朵。这么刺激的吗？云梦涵也知道自己冒失了，明日就是他的大婚，他不应该如此纠缠不清。可是他控制不住他自己。云梦涵眼中包着泪，小心翼翼地问。 你是不是在怪我？没有。从你离开中山那天起，你就和仙界再无关系了。林青霄眼神平静淡漠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叶夫人，请你以后自重，不要再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。林青霄说完，都没有理会云梦涵的反应，转身拉着洛寒离开。 云梦寒站在门槛处，亲眼看着林清霄握着洛寒远去，没有露出哪怕一点迟疑不舍。他再也忍不住，低头落下一滴泪。雷烈王无声挑了挑眉，笑着招呼大家散去，其实是强行将人赶走。众人不在乎叶崇玉，而是总得给雷烈王颜面。围观的人慢慢散去，很快原地就只剩下云梦寒和叶崇玉。 云梦涵自怜自艾够了，突然想起叶崇玉也在，他抬头想和叶崇玉说点什么，然而叶崇玉冷冷看了云梦涵一眼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即走。殿外，洛寒和林青霄早在月光下，洛寒等四周无人了，才说：“你刚才对云梦涵说那么重的话，当着众人的面让一个女子自重，实在是非常不留情面了。”林青霄脸色依然不好。 声音冰冷。是他没轻没重。那些话是一个即将成婚之人该说的吗？我若是不撇清，指不定旁人要怎么揣测。云梦涵和叶崇玉如何纠缠，林青霄不关心，可是绝不能牵扯到他。林青霄完全不想出现在云梦涵的人生故事中。洛寒突生感慨：性格决定命运。 一个人的境遇，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性格。《洛涵记》的原文剧情中，云梦涵也是这样纠缠不清，她和叶崇玉分分合合，不肯好好在一起，也不肯痛痛快快断开，就不停在几个男人间反复横跳，和哪个男人都牵扯不明白。洛涵有时候也很奇怪，她到底喜欢谁呀？云梦涵真的有自己的感情吗？现在云梦涵同样如此。 一边准备和叶崇玉的婚礼，一边对林青霄割舍不定。如果剧情还和原文中一样，在这之后，他还会和红莲妖王纠缠到一起。他每天花这么多时间来伤春悲秋、纠结男人，哪还有时间修炼呢？叶崇玉和云梦涵能走到这一步，其实也是双向选择的过程。如果云梦涵性格强硬一点， 在叶崇玉提出第一个过分条件的时候，云梦涵能坚定拒绝，后续根本不会发展成掏心挖肾的结局。可是云梦涵从来不拒绝，一味妥协，叶崇玉做出来的事情自然也越来越过分。林清霄见洛涵想得很入神的样子，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“在想云梦涵的事。”洛涵说完，突然问：“以他的性格？” 独自留在魔域很难过好，她毕竟是你的师妹，你真的放心吗？路都是自己选的，她已长大成人了，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她和苏隐月的起点，已经比仙界其他女子高了很多。别人都自尊自强，唯独他们两人执迷不悟。既然如此，日后活得坎坷，不都是自找的吗？可是你先前照顾了她七百年。 现在把他一个人留下，万一日后发生什么，你忍心吗？我照顾他是还恩，并不是我的责任。便是再多的恩情，在我落下绝灵深渊之后，也该还清了。林青霄说完，静静看向洛寒。现在放心了吗？洛寒笑了，主动抱住他的胳膊。 <laughs> 我并不是在怀疑你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 洛寒内心的石头悄悄放下。其实事情发展到现在，许多事情和原文剧情不同了。林清霄没有被困在绝灵深渊，他出来后赶上了希尔米海，因此进入天宫的视线，还阴差阳错回到中谷，修为比剧情中快了很多。夺丹等剧情也大大加快。至少在原本的剧情中，林显红现在还是中山之主。 林青霄忍了许多年，又经历了许多虐待，才成功为自己讨回公道。因为林青霄的时间线大大加快，男女主的剧情也被改变了许多。曾经叶崇玉在希尔米海一战成名，可是这一次有林青霄在，叶崇玉毫无水花。等回到中山后，叶崇玉也没来得及像原剧情那样招揽势力、提升修为，就被林青霄夺回龙丹。 叶崇玉也因此身败名裂，提早堕入魔界。剧情中，他之后理应在仙界有一系列奇遇，因此结识了许多同伴下属。在叶崇玉堕魔后，这些人依然不离不弃地相信他、支持他，很大一部分成了日后叶崇玉和林青霄叫板的底牌。但是现在，什么都没了。叶崇玉叛出仙界的消息已经传得人尽皆知。 仙界但凡有点身家的人，都不愿意再和叶重玉牵扯到一起，唯有云梦涵和素隐月继续追了过来。可是仙界对于这两人的评价也和原剧情中截然不同。原剧情中，六界对紫绛仙子和素家大小姐为爱判入魔界的事儿抱着赞扬态度，众人被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感动，反而指责仙界教条无情无义。 而林清霄便是无情无义的代表。他之后发动仙魔战争，被众人视为利益熏心、棒打鸳鸯。但是现在，别说仙界的人，就是妖界、魔界，对云梦涵素银月二人也怀着看热闹的心态，全无尊重。林清霄其实非常避嫌，几次在公开场合声明他和云梦涵无关，连私下也保持距离，从不越界。 洛寒试探他，其实毫无道理。幸好林青霄是一个非常好哄的人，洛寒主动抱过来，他就原谅了洛寒无端的猜测，还说：“等明日婚礼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启程回仙界。之后想来不会再见到了，你不必担心他们。”我知道。洛寒赶紧表态：“我相信你，你不会做牵扯不清的事情。和外人相比。” 我当然相信你啊！这些话实在悦耳至极啊。林青霄嘴边露出笑，连最后一丝芥蒂也没了。好，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此时月色正好，这么好的气氛，洛寒并不想纠缠于男女主那些虐恋往事。他们俩很快回到住所，林青霄送洛寒回屋，在门口说道：“今夜早些睡觉。” 等明日大婚结束，我们就该离开了。洛寒和林清霄都知道这句话中隐含的意义。明日那场婚宴注定不平静。他们在等，雷烈王也在等。只不过区别在于，他们对魔族的行动了如指掌，雷烈王却并不知道仙界已经洞悉了诛仙石的计划，更不知道林清霄连地宫的证据都拿到了。 洛寒没有点穿，点头说：“好，你也是，万事以自己为先。”林青霄听过很多教导，可是几乎所有地方都说你要以六界大义为己任，必要时刻舍己为道，为大义奉献一切。这是林青霄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说：“你要以自己为先。”林青霄眼神变得柔和，摸了摸洛寒头顶，深深凝望着他。 你也是，快回去吧。夜很深了，你该睡觉了。嗯。洛寒应了一声，依然磨磨蹭蹭。他忽然伸手牢牢抱住林清霄。林清霄怔了一下，本能伸手护住他。怎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来刚刚过了子时，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天了。今日份爱的拥抱还没有给你。 <laughs> 年轻人花样真多。林青霄虽然内心觉得花哨可行动上还是忍不住将人抱紧。好了，快回去吧。洛寒心满意足回到屋里，对着林青霄挥手：“明天见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